陆校长的肩上曾经压过八大星系的安危，山一样沉重，在无数次皮开肉绽之后，压出了他一副铁铸的臂膀。而今，他要用这副臂膀担起一个轻飘飘的人，却好像比哪一次都艰难，比哪一次都心惊胆战。先生，舰队已经准备就绪。 嗯，我得出发去第八星系边界了。 <laughs> 爱德华总长已经启程去塞班星参加剪彩仪式了。将军，戴手套这种事，你宁愿让嘴帮忙都不叫我，这么嫌弃我吗？来，我帮你戴。我们来打个赌，我赌你肯定不会快去快回。不赌，我的看法跟你一样。 刚穿好，别闹！怎么，手套戴着戴着就该脱衣服了？哎，情商啊，将军，你在这方面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？要不是你长成这样，肯定是要孤独终老。来，我来教你正确的做法。你跟我说，宝贝儿，我打赌明天第八太阳从启明星的东边升起。谢谢，不用，我没病。 你把舌头伸直了说话，我立刻就会回答你。好啊，我来跟你赌，我赌西边，这样我就可以把我自己输给你了。嘿嘿嘿，把智障当成幽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<laughs> 我赌你不会快去快回，要是我赢了，你几天不回家就得输给我几天。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嗯，比如。 在家不许穿上衣， <laughs> 小兔崽子，越来越不要脸了。走了，一路顺风，等你回家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。 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四期。陆校长桌子上的第六道刻痕，是因为他在家里发现了一根您的头发，已经没有了。试图克隆出一个您来，我可以复制一个。还好我及时发现，炸毁了培育箱，所以你炸了他的培育箱，干什么？用技术手段复制人类。 是任何法律体系中都被禁止的，已经触碰了道德底线。而一个复制人并不能代替真正的您，除了会产生伦理问题外，统计数据也表明，这样非但无助于安慰他，反而会造成更多更难解的心理问题。是引证啊， <sighs> 这道理谁不明白呢？可是举步维艰的时候，光是要继续生存，就已经得拼尽全力。与其费心竭力地复制出一个我， 他为什么不发明哥洗脑技术，把我彻底忘了？那样，痛苦不就减到最低、最轻了吗？第七道刻痕来自陆校长私下进行的生物芯片实验。他花你说什么？蛋啊！他这又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抽搐的这么厉害？没关系，舒缓剂六号的后遗症，它会在一定时间内造成脑电波紊乱，很正常的现象。患者表现为睡眠质量低，易惊醒。 熟睡时与外界交互能力强，偶尔还会发生梦游情况。 <sighs> 你们这舒缓剂都进化到六号了，怎么副作用比原版还大？首先，舒缓剂六号是其他药剂的副产品，并不是一个产品的升级版，实际应用的情况也不多。其次，它确实解决了及时性强烈肌肉抽搐问题，在紧急情况下，大大增加了机甲驾驶员的安全系数，以及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不用采取措施，您保持安静克制。 尽量不要刺激他就行。你有什么用？为什么不阻止他？那个时候我的自主权限被禁用了。等自主权限恢复后，由于缺乏相关资料，我无法准确判断取出芯片的风险，不推荐强制取出。但在我的第八星系这鬼地方，这么多人，是性取向一夜之间都变成女的了吗？还是都瞎了？这么多年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来陪陪他吗？哪怕他拒绝，他不愿意，就没有谁有耐心一点？ 多追求几年吗？十六年，十六年啊！先生，难得见您这么温柔地抚摸一个人。他的脸上好像有层薄薄的阴霾，以前没有这个的。战露，能不能从你的历史数据里给我做个分析？ 告诉我，等他醒过来，我该怎么面对他？先生，研究表明，人的长期记忆会受到感情影响，往往不真实，而您记忆里的人本身也一直在变化，两种偏差会带着人们渐行渐远，因此在漫长的分手后，总是会发现陌生的对方变得难以相处。不论分手原因是感情破裂还是意外离别，说重点，我想您需要耐心一点，去认识现在的人。 尽量不要参考太多过去的东西，但是我想，以陆校长的状态，恐怕很难理智又有条理地做到这一点。您知道，不管是正面刺激还是负面刺激，一旦过强，都是有害的。嗯，我们即将到达启明星，直接回家。是。 先生，我们到了。林将军和工程师零零幺的家，门牌还是一样。易拉罐机器人不见了。花园很整齐。房子的外墙怎么刷成了灰白色？验证通过，识别身份为林将军。 屋里的陈设变了，但那个变形沙发还在。陆碧行也就能把自己捯饬的人模狗样，家里像都是狗窝一样。可是他独居多年，家里居然一点都不乱。哼，你这奇葩养宠嗜好还没变啊？是的，先生，这条黄金蟒叫爆米花。随便吧，让它离我远点就行。 爆米花非常温顺，不会伤害您的。不，我是怕我伤害他。好吧。卧室为什么锁上了？陆校长一般睡在书房，所以卧室上了锁。嗯。验证通过。把医疗舱打开，那里面躺着不舒服，我把他抱到床上。 <laughs> 那是什么？ 那是 3D 打印的等身人偶，陆校长以您的样子制作的。是我？为什么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？他什么时候偷拍的？你。 会穿过天然虫洞区，意外接触到了联盟军。请问现在外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我们未来还会和联盟有进一步的接触吗？第八星系是否会回归联盟？是否还会面临一些来自外界的武装冲突？ <laughs> 您的消息十分准确，看来远征队的一部分科学家要加强保密意识培训了。 <laughs> 外界情况，我们正在进行进一步评估，请大家相信，无论未来我们走向何方，第八星系的自由与安全。 永远是我们的第一要务。另外，目前看来，外星系机甲能大规模穿越虫洞并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可能性非常小，请大家不要恐慌。哎，米弗兰，你记得吗？有一次图兰轮休的时候出去乱搞，被人告到军委，排音要塞来了一大帮记者，那货在大庭广众之下说：“他说，这事儿我无可奉告。将军现在不让我胡说八道，不如……” 我给你们跳段脱衣舞。 <laughs> 当年名号传遍联盟的女流氓，如今变成一本正经的外交部发言人了。物是人非了，那时候的日子，现在想起来都是好日子。是啊，有仗就打，没仗就歇。哪像现在，整个白银四就三个人。哎，别这么说，金。白银四和白银六职能相同，我可以拨掉一部分人给你。谢了，柳元忠。 只是不知道将军之后会做何打算。弗兰将军，听说总长在联盟面前宣布了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消息，现在民间流言蜚语很多，请问政府是否会给出官方消息？总长和远征队都在休整，毕竟是天然虫洞区，这次旅行的难度与危险性相信大家都能知道，所以请大家耐心一点。第八星系政府从来以公开透明为第一准则，有任何重要消息。 我们会在整理完毕之后第一时间向民众公布。将军可能想留在第八星系，你们怎么想？我们白银一既然响应了召唤，就跟他跟到底。你说呢，白尔？当然是跟着将军了。对，我们颠沛流离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在等待将军重新召唤我们的这一天吗？可第八星系独立于联盟之外，要是照着过去的说法，应该叫海盗了。这事儿怎么算？将军是打算彻底背弃联盟了吗？ 可我们也没宣誓要效忠联盟吧？白银十卫和联盟军委算是雇佣关系，我们效忠的只是林将军。但是将军效忠的应该是联盟吧？是啊，万一有一天两边打起来，我们难道要对以前保护过的人下手？我们这一代人还不至于，以前都是联盟的人，谁也不想转头就和联盟动手。联盟那边数十年的动乱，应该也不想再树敌。嗯，有道理。第八星系跃迁通道已经断开。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那一位真的是陆姓将军的儿子，联盟中央也要顾及各地中央军的感情。最好的结果是，以后大家和平共处，但互有界限。大面上能互通有无，友好邻邦，对抗共同的敌人；私下里不在一个锅里吃饭，各过各的。要真能这样，我更喜欢留在这边。哦，联盟这么多年，给我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。 跟那些人一起待着，觉得很累。第八星系不一样，我觉得一个被战火、灾难反复蹂躏过，最后不得不自断航道，把自己封闭成一个孤岛的地方，居然没有变成一个军事帝国，没有变成真正的海盗窝点。他们还肯砸很多的钱在行星反导系统和星际远征上，说明这里是有生命力的。那位陆将军的后人能够带领第八星系一路走到现在，相信是一个合格的领袖。 当年陆逊将军所憧憬的第八星系，也许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吧。是啊，这里甚至还保留了陆将军的自由宣言。李芙兰，你那边有收到将军什么消息吗？哦，对，刚收到通知，将军让我们原地休息三天。他推荐我们可以在第八星系里到处转转，叫突然安排了。不过，我看你哥在这方面跟他真是心有灵犀啊。 将军还没说就地解散，他就自己进入旅游模式了。托马斯那个现眼的傻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你们觉不觉得将军和那位陆总长的关系不太一般啊？发现了，将军一上重甲就去找他了。哎，怎么说？有八卦？真的假的？罗阳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信息共享，信息共享。 <laughs> 先生，您在对茶水做什么？搅拌茶叶，加速萃取。我试过吗？啊。火势太小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您个人终端里的食谱是最近出版的《老饕专用指南》，需要配套专用厨具。家里的厨具使用率很低，十几年没有更新换代过，没有那么多功能。需要我帮您修改厨具程序吗？不就是加热让食物变熟吗？ 以及先生，您手里的那个东西名叫打蛋器。废话，我不知道吗？搅拌开了才能受热均匀，才能加速萃取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您的创意非常富有幽默感，哈哈哈。先生，过滤网型号应该调小，这个档位是不能过滤液体的。一个破过滤器，比导弹瞄准器的档位还多，真是有病。我知道。 我要过滤两遍，可是增加无效的过滤次数并不能有完没完。你怎么那么多指导意见？我不能进你的言了是吗？丽，他还在。陆校长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我昨天发生什么了？我晕过去了，是他把我带回来的。我应该说是有事还是没事？给。啊啊！ 刚煮的奶茶，尝尝味道。怎么头发都没有擦干就下楼了？他真的是林？这这真的不是梦吗？是不是闻起来就很糟糕？呃哦，没有，刚醒过来有点恍惚。这是先生特意用打蛋器精心烹制的。闭嘴，赔你的爆米花去。 这奶茶是用腌咸菜煮的吗？嗯嗯，好喝。你一个以营养高为生的人，居然会做这个？杯子给我。怎么了？我让战卢再去给你煮一壶。哎哎哎，不用。呃，你就算给我一杯凉水，在我这儿也会也会自动变成蜂蜜。呃，我。 他以前张嘴就来的俏皮话，怎么不会说了？油腔滑调的本事也是会退化的吗？想不起来该怎么说了， <laughs> 我教你。如果你的倒霉伴侣有一天心血来潮，手工做了一堆难以入口的东西逼着你吃，还逼问你味道怎么样，你以前一般会这样。 然后对我说：“为了怎么样？你自己尝尝，学会了吗？”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？嘴对嘴喂食这事儿竟然这么主动！分想位置共享设置成功。 <coughs> 等等，你你为什么要跟我共享你的？这这样你在做什么？跟谁说话？我都能看得到啊！你不想看我的时候可以关掉。 你你你你你干嘛？现在知道被人推倒是什么感觉了吗？说来听听。现在可以确定是他疯了。我知道玫瑰之心附近有一个天然虫洞区，我想你也猜到了。我第一次去第八星系就是从那儿通过的。 但是时隔十六年，我才有机会回到那里去碰碰运气。你想知道七八星系联军被伏击之后的事吗？啊？我我 <laughs> ……久别重逢，本该有一本书的心里话要对他说，可真到了面前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就连这几年他去哪里了、做了什么，都没有想过要问。想听，你就明确问；你不问，我就不说。 不是不想，是不敢问吧？哎，我为什么不敢问？不要这样，我不会用这个共享的。那把你当成什么了？他不想要知道吗？我以为这样会让你安心一点。不 <laughs> 瞒你说。 我的占有欲确实很强，就像心里的一只妖兽，狰狞咆哮。可我不能任由它出去伤害别人，哪怕它闹得再凶。我说的别人主要是指你。于是，我就逼着自己变成了一个扶妖人，死死地拽着妖兽的铁链。这个时候，你把手伸进来，丢了一块肉。现在，它已经安静下来。 温顺多了，所以就没必要共享什么了吧？难道你就没什么想要知道的？好，我是有一些事想问。我记得刚刚修复好战炉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当时由于秘密航道泄密，你的指挥舰被炸毁，战炉的主体也在爆炸中焚毁。我猜指挥舰爆炸时。 它应该会变形成紧急生态舱，但在剧烈的能量冲击波里，变形材料会很快失火，主机也会焚毁，对吧？那时候你有没有受伤？严不严重？有没有找靠得住的医生检查过？会不会留下健康隐患？没你往自己身上打芯片的隐患大。我觉得，你想问的不是这个。 <laughs>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。 我也只关心这个。 <laughs> 当然，联盟局势也很重要，但这不属于私人问题，我们可以留到会议室里说。你不想质问我？既然知道玫瑰之心有天然虫洞区，为什么十六年没有试着回来？哪怕给第八星系发个信息吗？你不想知道我带着白银侍卫去了哪里？曾经与谁为敌，与谁为友？心里是否还记挂着联盟？将来是否还会再次离开第八星系？ 你不想知道我这十六年有没有见异思迁吗？你甚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要删掉战炉里的数据，瞒住你的真实身世？你也不想和我说说这些年你受过的委屈吗？林，等，等等，先别起身，等一下，你，你让我重新说，我，我，我，我。 我什么都不要求你，只是竭尽所能的用我的方式爱你。不要回报，不要承诺，甚至不要未来。之前的那些年，我都是这样对待他的吗？这么多年，你想我吗？ 我晚上没事干的时候，偶尔会爬到一个楼顶上看星星。月千年虽然炸了，但光还是能穿过来的。我在第六星系的一个无名小行星上，小行星公转周期不是一个标准沃托年。我在那上面待了十四年，平均算下来，一年里大概有十个月左右，可以在楼顶上看见第八太阳。虽然肉眼看见的。 只是很久以前的第八星系。我想，你在干什么？想象第八太阳的星光落到我眼睛里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曾经从你的身边穿过？算起来，如果真有那么一束光，它穿过你身边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你。我想，你一开始可能会伤心。 可能会不接受，但独眼鹰和总长总会照顾你。独眼鹰别的不行，这件事干得一直有板有眼。我想，可能三年、五年，也就差不多忘了我这个过客了。一想起来，有时候就后悔对你不够好，有时候又觉得不够好是对的，怕你太往心里去。 你为什么会在第六星系的无名行星上？今天不告诉你。我每天回答你两个问题，因为你今天说了几句无聊的废话，罚掉你一次机会。明天想好了再来问我。你， <laughs> 从醒过来到现在，你一共结巴了六次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怎么养成了这么一个好习惯？我我， <laughs> 我出去见个人，找图兰他们聊聊。 你知道怎么找我？要有耐心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对了，把战路的权限给我，等级高一点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让他闭嘴的。您这么说真是遗憾，先生，我是这么的爱你就像蜜糖一样。滚蛋！呃，我马上就禁止他随意捕获不明毒物。哼。 互相共享位置信息，不行，不能用。陆校长，方才您结巴了七次，你不多嘴，我还没想起来找你算账。你从哪儿看的这些东西啊？这么肉麻，还蜜糖一样。陆校长，我引用的是您个人终端里的藏书。哎，你别以为自主权限高就可以随便诽谤主人啊，小战罗。您看，这本你懂的故事里包含了许多限制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。 这都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可能看？赶紧删了，删了！不对，你翻这个干什么？中病毒了吗？我没有翻看，这是当年您在北京贝塔星外捕捞生态舱时，对着先生念过的。当时我在沉睡，生态舱系统自动把您的朗读记录了下来。哦，好像是的。这一晃，二十多年了。 需要我为您调取出那段故事重温一下吗？呃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赶紧删掉你的记录。你想被禁言一辈子吗？不想。很显然，这个世界对人工智能实在太不公平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怎么又把两条粗须辫子留起来了？ <laughs> 你不会又想给剪了吧，将军？留着吧，挺好的。 将军，陆总真的是陆信将军的儿子啊？嗯，你早就知道？早就知道。我让战卢删了相关资料，没想到还是被他扒拉出来了。说好的高冷男神呢？将军，你怎么连窝边草都吃还删了人家基因对比资料，偷偷吃。 <laughs> 第九位队长。 越来越出息了，耍流氓把自己耍得哭哭啼啼的，嗯，好了，我不是已经回来了，又不是为你哭，就是 <coughs> 眼里进沙子了。 <laughs> 这么老的托词还用？你说眼里进机甲了，搞不好我还信。我记得当年走的时候，这公墓还没有几个墓碑。 你现在看到的这大片，都是因为内战留下的。当时第八星系的经济生态濒临崩溃，老总长才在万般无奈之下接受了来自邻居的借贷条款。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就真的崩溃了。月前点爆破，第八星系动荡，大量七星系难民涌入，与本地人的冲突开始。随后营养针告急，货币系统失效，走私犯们死灰复燃。 老总长活着的时候，拆东墙补西墙。他一死，陆总又年轻。除了工程部，根本压不住任何人。一个一个的星球和空间站宣布独立。最惨的时候，我们只有银河城基地成了光杆司令，连启明星都危机四伏。我们靠基地里反污会留下来的那点家底儿，过了大半年。每台重甲的隔离带里都种满了食用农作物。 据说还是你留下来的光荣传统。 <laughs> 蘑菇。那大半年，我们手里其实有武装，但是陆总压着没往外打。他说他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重新建立整个星系的秩序，所以我们先在小范围内摸索，再向外扩张。域外天然行星不适合人类生存。战卢分析了反污会在域外扩张的资料。 他们发展出了一套机甲里自给自足的系统，我们借鉴改进了一点，后来几乎是和平的拿下了启明星和几个卫星，才在艾玛三上建了第一个军工厂。我只是个先锋突击队的，可是后勤也让我管，哎，统筹也让我管，什么都让我管，我都快被架在火上烤化了。我早就不想干了，将军。哎，哪怕让我当打家劫舍的海盗也比现在强。 这就是独眼鹰的。嗯。谁是你爸？谁是你爸？我不是你爸。说多少遍了？你是我从垃圾箱里捡的。垃圾箱里捡的。墓志铭下面那两个字，谁刻的？扯淡。 当年有一个自称自己天性懦弱，总想避免争斗和冲突，假装一切都好的人，被卷进第八星系自相残杀的内战里。没有人再像将军一样对他轻易让步，帮他两全其美。他必须做出无数选择，将刀兵对准无数人，走不完的坟冢之间，淬炼出了一个敢与联盟分庭抗礼的独立星系总长。 上七道刻痕，代表对你的思念。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拥抱？害怕经历时间，时间抚平过往，有太多的质疑，一点一滴的累积。 飘忽不定的恐惧来自谁的心底？再次相聚，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你。走到这个境地，你要又去哪里？突然发现，离得再近，也感受不到你。 水划过我的肩，形同陌路在身边，美好的回忆，如今成了一切。那些爱过的照片和画面，都成了碎片。 水流过我心间，似曾相识的瞬间，再深的爱，情不住淡薄的流年，再一次。